接连两个副本，家世有刷，却只是白刷。而且看到星星记忆这么娴熟后，肖时钦估计很快他们先前刷下记录的那十人团也要被星星给洗掉了。以后他们出动职业选手，就能天下太平。不得不说，家世一方面特别顾及叶秋，但是另一方面却又特别不在意叶秋身边的伙伴。 他们一而再、再而三地忘记，叶秋这边也是一个团队，是从他一年前离开就打定主意、存有思路要建立的团队。嘉世的眼中，这样的队伍算不上是职业战队，他们都忘了八九年前嘉世刚刚组建战队的时候，也就是这样，由叶秋牵头，带着一队从网游里走出来的草根。 最终把家世送上了荣耀的顶峰。或许现在的职业圈已经变了，变得不再那么容易产生黑马。即便是易战这样财力雄厚的战队，初入联盟也是苦苦挣扎。可是事无绝对，奇迹这种东西不也是人创造出来的吗？家世方面，这种既要害怕。 又要轻视的矛盾心态，让肖时钦已经无力再说什么了。他心下的不安越来越盛，甚至一度怀疑到家世的选择是不是有些大意。他会来家世，就是因为和很多人一样，毫不怀疑家世能在这一年就立即杀回联赛，拥有一个无比光明的前景。他来家世不是为了当下，而是为了未来。 然而现在他却发现，这个未来的前提好像正在动摇。面对叶秋，家世比他还要不自信。或许就是因为他们太了解叶秋的可怕了。现在网游里刷副本记录又是完败，这岂不是让这些家伙的不自信再升一级吗？家世方面的决策真可以说是一步错，步步错。 现在该怎么办？继续硬着头皮这样走下去，还是赶紧说服他们纠正？问题是，自己能说服吗？前些天和崔丽还谈得挺好，他看得出崔丽是真心接受了他的意见。结果转过几天，星星在网游里一出风头，这些人就都不淡定了。肖时钦此刻真觉得左右为难。 他的思绪此时已经不在副本里，其他人又何尝是？接下来的一小部分效率奇差，居然杀得磕磕绊绊。肖时钦从思绪中飘回来时，看到眼下这心不在焉的队伍，心下就是一跳。他觉得自己似乎应该察觉到什么。而一队人中，孙翔作为队长，非但没有帮大家树立正确的心态。 反倒带头失衡，完全脱离团队，暴躁的在那儿自己发泄。这个情景，肖时钦猛然想起来了：上联赛加世最终大崩盘，状态一落千丈的时候，和眼下何其相似！选手们个个心不在焉，一盘散沙，一副失去信心和动力的模样。难道说上赛季的那个时候，加世就遭受过什么挫败吗？ 来自叶秋的挫败，不可能啊！肖时钦转念又一想，那时候叶秋还在网游里打拼呢，家事要处理的也是职业联赛，双方还没有直接竞争关系，他们和叶秋较什么劲儿啊？肖时钦没有继续再猜下去，这种事儿他完全可以去问。 于是这趟副本勉强刷完后，肖世清就劝说大家先休息一下。星星的记录想破也不是一时半会儿的事儿。稳住了众人的情绪，肖世清立刻就去找崔丽了。崔丽这边显然已经得到消息，网游里的种种，没有人比陈夜辉观察的更紧密，而他又特别喜欢和经理联系的紧密一些。 肖时钦找来崔丽，估计就和这事有关。谁想肖时钦一开口问起的，居然是去年嘉世战队后半段忽然状态下滑的事嘉世为何突然崩盘，在媒体方面是被当作谜一样的事情，大家左分析右分析，最后也就是些新人磨合啊一类的老生常谈。 家事内部的审视，除了这些万金油一般的理由，也实在找不到其他问题。那时候的家事，没有去做一些别的其他事，以至于影响到状态吗？肖时钦没有直说，但是此时背景，他这个其他什么事的意有所指，还是挺明显的。崔丽一下就听懂了，当即摇头说：“没有。” 但是这刚一说完，他心里也恍惚了一下。没有是他以为，但是事实上呢，真的没有吗？这个问题看来应该请教一下陈叶辉才对。你等一下。刚说完“没有”的崔丽突生念头，和肖时钦招呼了一声，立即挂了电话给陈叶辉。电话里崔丽什么也没有说。 只是叫陈叶辉立即出来。几分钟后，经理办公室的门被敲响，陈叶辉赶了过来。上赛季在叶秋离开跑去网游以后，我们这边有没有人因为一些原因私下跑去和叶秋打过交道？陈叶辉心下顿时咯噔一下，这个情况简直太有了。他和刘浩就是这些事的主要撺掇者，现在刘浩已走。 这雷要炸，岂不是只能他一个人来扛了？陈夜辉顿时有些慌了。当时那事儿，他们都是背着俱乐部私底下进行的，尤其后来发现搞出来的一堆事情，甚至影响到了队伍成绩后，那就更加没有人敢声张了。俱乐部到后来总结失败，也没有追究出来这方面的原因，让参与者都是松了口气。 谁也没想到，这一赛季都过半了，怎么忽然就揪出这个事儿了？陈业辉看到屋里还有肖时钦，这人当时就更遥远了。难不成他还是个知情者不成？陈业辉这半天没开口，脸色忽明忽暗，早把自己给出卖了。等他琢磨了一大圈回来。 顿时也意识到自己这样迟钝的反应已经足够说明问题了，再隐瞒就是挑战经理大人的智商了。无奈的陈叶辉只好坦白从宽，至于责任当然是往已经不在的刘浩身上狂推。只见事事都是刘浩的想法，刘浩的构思，而他陈叶辉不过是刘浩实现自己想法时顺势给予了一点帮助，比如说。 提供个角色什么的，咣！崔丽却根本没容他说下去，一拍桌子，猛然站起了身，手指着陈业辉，你你你了半天，最后却也没拟出来个什么。现在再说什么也没有用了。如果是在当时，查出导致全队状态下滑，成绩一路滑坡。 最终竟然导致出局的导火索，竟然是这种事的话，参与者肯定个个都要受到重罚。像陈叶辉这样属工作人员的，那直接免职都是有可能的。但现在，事情过去几乎已经快一年，秋后算账都嫌迟。陈叶辉可怜巴巴的退在一旁，大气都不敢出一下。 这事儿现在还只是经理知道，如果让老板也知道话，那会是什么结果呢？看来去年家世的状态突然下滑，这种事儿不是主因的话，但也是有一定影响的。肖时钦这时候开口了，崔丽、陈叶辉这一听，纷纷感慨：这多年队长出身的人就是靠谱。眼下这话是给他们台阶呢。 帮他们检责呢，而这自然不会是肖时钦的主要意图。后一句也是，我们要引以为戒啊。这两位一听，又是立即明白，这是在指家世当下的举动正在重蹈去年的覆辙呀。这个，我能稍说一下吗？陈夜辉小心翼翼开口：“有话就说。”崔丽现在对他特别没好气儿。 我也就是就事论事说一下，今年的情况和去年不大相同，毕竟今年我们和星星是挑战赛里的对手，而现在星星急需在角色实力上和我们拉近距离，所以我们能在网游中限制他们发展，这和在赛场上限制住他们是一样的。在精力富裕的情况下来网游给他们适当打击，也算是积极备战啊。肖时钦一听又苦笑了， <laughs> 陈会长。 现在的问题不是什么经历不经历，而是到了网游这个环境的话，到底谁打击谁，这可有些说不好。我们不说过去，就说今天，副本记录的角逐，陈会长你应该也目睹了。我可以负责任的说一句，今天的副本队伍竭尽所能了，刷出的成绩我觉得应当满意。但是没办法，星星他们的成绩就是能这么大幅度的超越我们。 因为他们天天就是泡在这上的，这里就是他们的主场。即便我们的队伍水平更高，但想打破他们的记录，就也得付出相应的精力。那么问题来了，付出精力胜过了他们还好，可是，一旦我们输掉，大家就会受到严重的心理影响。到了比赛时，这种心理影响能不能消除，我不知道。竞争总会有输赢。 如果总是因为害怕输掉后的负面影响而不去争的话，会不会太消极了？这不是消极，这是权衡利弊。说竞争，我们在争什么呢？我们并不是非要那记录奖励不可吧，也不用太在意星星多拿了一次或是两次的奖励吧。所以这上面的竞争，我们根本不需要胜过他们，只要有一个差不多高的记录在下边撑住他们。 让他们没法反复自己刷自己赚奖励，不就足够了吗？这种事何必要让战队来做打击事情呢？陈会长，你那边给我几个好手，我来带着练一练，刷一刷就是了。